我不认为我在严队那里还有任何可信度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所有事实都能证明我是个叛徒。除了黑桃 K 之外，我再也没有了任何退路。破 <laughs> 叔，还需要我说更多吗？我还以为这么简单的逻辑根本不用解释呢。 我们就不该救你。你们那时候把我从黑桃 K 手里捞出来，打的不也是把我送回市局的主意吗？ <laughs> 那不是救我，那只是因为有利可图。如果您年纪大了，我可以把三年前的情景再给您复述一遍。在1009爆炸案之后的几个月，在小猛拉，你们跟黑桃 K 当面对质。 江文学城、怀上原著，猫耳 FM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三季第十集。 文少把我们两拨人聚到这儿，到底是有什么大事？现在还不露头？有人翅膀硬了，要吃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啊！哼，他敢！老板是什么身份，还轮不到你们倚老卖老！搞什么？老板贼到，就安静等着！哼！黑桃 K 带出来的人，跟他一样，没上没下，不分尊卑。你！ 坐，是老板。文少，今天在座的可都是长辈，你竟然还迟到，你有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？今天把大家约过来，就是为了把话说清楚。阿杰，带江婷进来。 对峙就对峙，干什么把他眼睛蒙上？有必要吗？当然有必要。哼， <laughs> 感官剥夺是我能想出最柔和的询问方式。否则，其他的手段会比较激烈，也就不至于到今天才让他交代出真相了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老老板还能有什么真相？不就是嫌我们这些长辈碍眼？ 有文化打压吗？去年十月九号，我们在公州市交易二百公斤大货，原本说好只是在塑料厂安排几个警察做做样子，却来了十几辆警车。如果不是交易前十分钟我紧急更换了交易地点，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了。红心 Q 背叛了我，想置我于死地。 但老实说，他想这么干，我并不意外。我想知道的只有一点：是谁教唆了他？教唆？你这什么意思？吴吞想谋杀我，怎么可能啊？老板，这帮老东西竟然趁火脱逃了！这两年身体越来越不好。 哪有精力谋划这些？他有谋杀的证据呢？你这是污蔑！证据在哪儿啊？吵什么？江婷，你之前告诉我的，原样说给他们听听。凭什么他说的就算数？他不是叛徒吗？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想把吴吞拉下水，往我们头上扣黑锅？ 要我说呀，还审什么审？直接拉出去！江婷，去年十月的那起交易，是我自己透露给警方的，吴吞并不知情。嗯，江婷，你他妈说什么？你乱说什么？你听到了吧？黑桃 K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红星 Q，黑桃 K 是不是逼迫你了？他逼你指认吴吞大哥，是不是？听他说完。 向警方透露消息，只是为了组织“一零零九”行动，好积累功勋往上爬。在缅甸，我已经被边缘化很久了。想要更大的权利，只能加重自己在警方内部的筹码。这个计划是我擅自主张的，事先没有向吴吞报备过，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知情。 至于谋杀少东家的想法，更是从来都没有过。我不知道少东家会出现在塑料厂，甚至不知道他会亲自参与行动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以为押镖的是金杰，觉得弄死他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你，你说吴吞怎么会想杀你？果然是你抢先往吴吞头上泼脏水。 哪里对不起你？明明大家都是求财不求命，你倒从美国回来，招兵买马，排除异己，到处找借口跟我们过不去。是不是明天连借口都不需要，就直接干掉我们这帮老头了？啊！背后捅刀子，你狗！你你。 有话好好说，别嚷嚷，江婷，你知道你刚才的行为叫做临阵反水，对吧？我有时候觉得。 你这么笃定自己不会被我弄死，是不是因为？你现在把我灭口，不就坐实你逼我无限无吞了吗？你真是。要是你真心诚意站到我这边，那就真是……那就真是你在做梦了。 星 Q 这些年确实离核心集团很远了，有这种想法不足为奇。但在公州内部埋下这颗钉子是很不容易的。这既然没造成什么损失，不如就把它放回去吧。公安内部的位置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尤其是对你们的人很重要吧？我们两拨人之间合作也很重要，还是不要撕破脸的好。 可以，我可以把他送回去，但我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已经背叛了整个集团，所以我必须要让他做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。好，这个你来决定吧。江婷，你回不去了。 你还记得铆钉吗？杀了面前的这个卧底，你就自由了。不，不行，我做不到。 可以的。 刑侦支队严协，让开，别阻止现场。马翔，给我俩鞋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陆成江。你对这个案子抱着异乎寻常的关注度和参与度，为什么？你可以怀疑其他任何事，只有这点毋庸置疑。新型毒品的名字。 叫做蓝鲸，言希，这世上最想消灭他的人是我。文少，三年前他能临阵反水，现在你还敢相信他？你真的相信他不是警方派来骗你的、接近你的？ 啊！这这重要吗？你自己考虑清楚。不管江婷干过什么，只要拿你做投名状，警方说不定还要给他加官进爵。何况这里还有两个条子给他作证。本少，红星 Q 的投诚，到底值不值得你相信？啊？江婷，你怎么看？担心的有道理。 那你觉得我怎么看？你怎么看对我来说不重要。事实就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即便拿你的项上人头回到宫州，那些跟你有联系的人也不会放过我。吕局那头老狐狸，更是不可能为我说话。不过，虽然我投诚的原因对你来说不重要。 但至少我可以证明自己不是警方派来的卧底。哦，你想怎么证明？把枪给我。哦，抱歉了。啊！江，江婷，别动！他就这么动手了。他杀了一名现役警察。文少。 当初你让我杀铆钉，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？现在我杀了公州刑侦支队长齐思浩，应该能证明我不是公安局派来的卧底了吧？果然，不管过去多少年，你都是我最喜欢的那个样子，从来都没有变过，是吗？我还能让你更满意一点。 住手！快住手！文少，他今天这么对别人，明天也能照样对付。看到了，我不仅在公安那里无法回头，以后也不想再为吴吞卖命，索性今天把后路都断干净。 以后也就没那么多猜疑了。等等，你这就完事儿了？还剩一个吧？剩你吗？ <laughs> 那个建宁的警察，你要是下不了手，我可以亲自帮你。只是可能就没你自己动手那么干净痛快了。哼， <laughs> 你是真的一个活口都不想留啊？但你考虑清楚。 要是所有人都死在了山谷里，出去以后齐思浩可就不是我杀的了。这样也没关系，这不就是你刚才抢先把老头那帮人都灭口了的原因吗？怎么，舍不得？哼， <laughs> 你也太小瞧我了。他现在死在这里，我就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挚爱。 但要是放他活着出去，他以前有多爱我，以后就会有多恨我。 <laughs> 日后再相见时，已是生死仇敌。你说，我是希望记住一个至死不渝的爱人，还是希望留下一个想要我命的敌人呢？ 停，叶姐，对不起。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去医院探望申小琪那次吗？ <laughs> 一起去医院探望申小琪，什么时候的事？ <laughs> 什么？申小琪醒来得知顾威死了，第一反应不是觉得大仇得报。 而是嚎啕大哭。如果步威还活着，他得知真相后，一定会恨得咬牙切齿，希望他偿命。但不威就那么死了，所以他哭，哭自己永远失去了最爱的女孩子。 <laughs> 他不是过来杀我的吗？为什么要说这些？还有李雨欣，他杀了贺良。 还因此得了创伤后应激综合症。贺良活着的时候，他未必有多喜欢。但贺良死了，他会在之后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，重复着关于贺良的一切记忆，直到把自己催眠的深深爱上他。 回忆、情感、心理印记，这些细节都随着离别被反复升华。死亡是最好的滤镜，死人不可超越，死人永远是胜利者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 K 条 K，我想你当初坚持要唐文燕杀王睿，要李雨欣杀贺良，也是为了这个原因吧。所以，我今天也要这么做。雨希，对不起。 跳，就算有钱有事业，遇到了喜欢的对象，还是要乖乖等着被跳。哼，但是被挑还是很开心。你感觉到这颗心脏在跳吗？他现在跳得好快啊！嫁不嫁？嗯，说话呀！哎，嫁不嫁？嫁嫁嫁！ 我爱你，严璇。我想让你也成为那个不可超越的胜利者。住手！啊！怎么？阿杰，退后！给我黑白准镜，把车开上来，快！是。怎么会有狙击手？难道是条子的埋伏？大哥。 你来的时候没搜过山，对方只有一名狙击手，最多两个，搜不出来是正常的。何况建宁那边，不论省厅或市局，都没有组织任何行动。上车，难道就这么放过那个条子？算了，大哥，确实需要一个人把今天发生的事儿传给警方。 走吧。 大哥，你注意一下轻重主次。逞一时之快，从长远看没有任何好处。我明白了，大哥。不对，大哥，怎么了？算了，来不及了。招子就位了吗？ 明白了，大哥，招子说，对方只有一个人，嗯，身材不高，很瘦，像个女人。招子怕狙击手还在，没敢太靠近。那女人扶起姓严的，就退回丛林了。嗯，大哥，我们会不会被空城计给忽悠了？ 空城计，江婷，下次见面时，你跟他就是生死仇敌了。如果他带警察来抓你，我就帮你杀了他，好吗？好，那你可千万别忘了。 哈，严邪出来了！ <laughs> 臭小子，恭喜啊，恭喜恭喜啊，老严！吕局、魏副局、苟力，秦川，怎么，怎么你们都在啊？到现在我才相信，你是真的不要我这秦宝川了。快去啊，严队，愣着干什么？你这小子是高兴傻了吗？还不快过去！爸妈，你们怎么也在啊？ 哎呦，傻儿子，这可是你的婚礼，我们怎么能不来啊？婚婚礼，江江婷，叶贤，拿出来啊！你的戒指呢？对呀，儿子，你的戒指呢？戒指在哪儿呢？快拿出来！还在等什么呢，严哥？你的戒指呢？哎，叶贤，你的戒指呢？ 戒指，戒指在这里，我替你戴上。严邪，为什么用手铐铐住我？严邪，严邪，我爱你，严邪，但你是匪，我是非。 等再见面时，你我就是生死仇敌了。死仇敌，生死仇敌。了。 <coughs> 严哥醒了，严哥，严哥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哎，严哥，医生说你有点脑震荡，暂时不能起来，冷静点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 你已经回建宁了，快躺下，快躺下啊！我我回来了，江 <coughs> 吕菊呢？他在哪里？吕菊他他现在有点事儿。 嗯，省厅来了人，有些情况吧，可能要，嗯，马上解释清楚一下。你现在可以吗？好。哦，我先让他们进来，请进。我们是省公安厅办公室的，我姓赵，这是证件。 我们负责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。各位领导，我们严队才刚刚醒。您请无关人士暂时离开，谢谢配合。那，我那严哥，我们先出去了。那严哥，你好好养伤。嗯，你们先出去吧。 严邪，关于公州前禁毒支队长江婷，你必须给我们最真实、最详细的信息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你的问题很大，市公安局的问题也很大，组织上绝不容许任何欺骗和吕局呢？你想见吕局干什么？搞串联，还是对口供？不行， <laughs> 那我要见刘挺。严复支队。 我不管你有什么背景，有什么来头，我们这次过来是给你最后活命的机会。你不主动把握这个机会的话，就别怪组织不客气。赵主任，赵主任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话不是这么问的啊，好好说，好好说。一会儿要见这个，一会儿要见那个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在所有问题搞清楚之前，你最好给我认清自己的身份。 什么身份？我家去年光省里定点扶贫就捐了一个亿，我贪污腐败了还是偷税漏税了？你他妈什么都没搞清楚就把我当犯人审！老子要见吕局，吕局不见，见刘厅，刘厅也不见，老子要去省委！他妈的，老子到底犯了什么罪？去省委说清楚！好，好，好，哥，我这就去省委。 好好跟他们说说，严哥。这冥顽不灵、知情不报的情况。哎哎，赵主任，哎赵主任，严哥你怎么了？严哥你马翔，我要见吕局。 姐，啊，你再不相信也没用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。江婷跟我说，黑桃 K 绝对不会相信他的投诚，而且他就是红心 Q。当时我立刻就从你家出来，准备回市局汇报这个情况，没想到江婷一路跟着我出了小区，被我发现后。 突然一刀向我刺来，哎，等我醒来的时候啊，已经被送进了医院。他还是喜欢你的，妍希。他之所以没在你家动手，应该是想尽力撇清你的关系。如果不是为了救你。 让他在抓秦川时碰见了我，估计呀，还会隐姓埋名的多陪你几年。事已至此，可见是天意呀！哼，天意，天意让您派杨妹带着个红外线发射器，跑去袁龙峡救我的。 你小子，倒怀疑上我了。老实说吧，杨妹那事我根本就不知道。不过她自己倒是全交代了。江婷带走她，是怕她留在建宁会对警方说出更多不利的事。但在永康村发现你被围捕之后，江婷想办法把她支使了出去，让她找机会救你。 他为吴吞办事，又投靠了黑桃 K，这些都是真的。但无论如何都不想杀你，也是真的。人心幽微，复杂叵测。总之，你这小子能活下来，也是福大命大了。真的，别心存侥幸了。要是我知道江婷和黑桃 K 在哪儿， 我能不通知省委、省厅派人去灭了这个大毒枭？我一个公安局长，有可能只派一个编外女人去深山野岭执行这种高难度、高危险的任务吗？严协，我看你这一跤是把基本的逻辑都给摔忘了。是啊，如果江婷是跟旅局串通好的，那他身后应该跟着大批刑警。 而绝不仅仅只有杨伟一个。我明白你的想法，严希。但江婷这个人的本性是这样，你得学会接受现实。这条征程漫长艰难而无止境，一旦踏上就难以回头。能身披国旗走到生命尽头的人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人中途就离开了。 走散了，或者迷路踏进岔道，再也无法并肩战斗。言希，你必须学会接受。我明白了，你安心养伤吧，我会配合省厅那几个傻。 那几个调查组的，嗯，总之啊，江晴的问题没说清楚之前，你暂时暂时停职在家吧。省厅的人也是带着任务下来的，后续的问询你还是得配合，不要耍脾气啊！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严喜，杨梅说她离得远。 只看见宫州支队长齐思浩死了，但没看清楚是被谁枪杀的。你看清了吗？可能是江婷吧。当时太快了，其实我也。 应该是吧。 喂，阿翔，严哥，他们说专案组的问询折腾了半个多月，终于结束了，放你回家了。嗯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这半个多月肯定折腾坏了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啊，我快到家了，先挂了。 怎么这么晚回来？汤都冷了。去洗手盛饭，把料碟拿来。哎，怎么还站着呢？吃饭啊！我先给你盛汤。来，你给碗里加三勺酱油，两勺醋，再切点蒜蓉拌一会儿。哎，我那碗你没加辣吧？ 妍希，听到没？听见了。 的滤水器呗，漂白剂不对呀，家里的漂白剂是专用洗马桶的，怎么会粘在毛巾上？难道难道地砖缝里？ 喂，韩小梅，立刻给我从市局偷我开眼相来湖滨小区，你哥的命现在就在你手上了。啊，严严严哥，你冷静一点，有话好好说。你让我偷偷偷那个什么？卢 <laughs> 米诺试剂。 我什么都没看见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江婷，他们说这医生在对外传递消息之前，最后一个独处过的人是你。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你想让我说什么？ 千疮百孔，错一步误一生，太多人纷纷不懂，明或暗你眼中交替纵横。愿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，此生有我长路相随。 是天空云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，胜负未被山河难动。烽火神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干夜，争锋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斗余生，并肩的人踏进漫天血海中，为破灭出生。 出手在雨中，沾染了勋章的红。逆风向前的人，无上光荣。再转身太匆匆，没有谁与世无争。黑与白在心中，分明不同。遍寻千山和万水。 生，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山世天空，明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晨昏，未免山河难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暗夜之风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，并肩的人踏尽漫天。 的痛，情路如虹，纵让血浪翻涌，越是微笑越从容。交织在黑色的梦，也曾无动于衷。撕裂的魂，重新拼凑才算完整。风雨过后，微风穿透了云层。晨阳中。